下班就唱，咱们不啰嗦。紧接着上回往下说，武松说：“俩兄弟，你们俩喝了怎么样？对，给二哥我说说。”东平说：“二哥，我喝了不过二两酒啊，浑身好像火烧着。”学霸，你呢？学霸说：“我喝了也就是三两酒啊，怎么五脏六腑似刀割？”东平。 你好点了吗？啊，我我好得了吗？二哥， <laughs> 我觉着天也转，地也转，眼面前要倒八仙桌。学霸，你呢？玉波说，我觉着着午间上房就要倒啊，大眼里一个劲儿的冒鬼火。二哥。 俺说不住他这个店呀，你非要住在他这儿，吃包子里边有人肉，你想想酒里能有么呀？啊，事到如今俺明白了，酒里边少不了的孟汉月，俺两个当了个穷差事儿，没想到一把骨头扔这儿。二哥呀，俺要是死在他店里，你给那官方去说说，你别扔下俺俩不自首跑了，二哥。 八间上，你买上两口小棺材儿，你把俺俩的尸首搁，把俺俩进到了关庙里。和尚道士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叫他砸上顶，收上口，可别叫这个女人下了锅呀，二哥，别让她卖了人肉包子。”哎哎。 武松说：“好酒本是七流水儿，别喝到肚子里胡得了。你不会喝酒，少喝点，没喝上二两胡啰嗦，这东平，扑通通摔在了刘平地。那学霸咕咚咚仗着地平坡，手一扒，脚一蹬，大嘴里吐了吐了，的吐白沫儿。武松一看明白了，果然是酒里放了蒙汗药。我有心把这个女人打了吧，可是俩劫差到底能活不能活呀？” 慢着，我不免把那个女人叫过来，谈一谈，她里边使的是什么药？对，武松说：“啊，点大嫂，来呀，两个摘差喝醉了，找个地方让他歇着。”孙二娘闻听心高兴，哟。 他上了奶奶，我的个学了！我只当是个真行家了，闹了半天他没把我的月酒喝。既然是喝了奶奶我这个酒，那就是准死不能活了。孙二娘就把那个上房进，他笑嘻嘻的把话说：“要。” 你说他能喝三斤半，你说他二斤也能喝，大概俩人没喝半斤酒吧？啊，躺这个地上装粉末，呃，八仙桌上搁一壶，不是成酒的。好家伙，听说俺这里出好酒，带着个好酒紧着喝。武松说：“大嫂，天气热，屋子太闷，喝的闷点了，找个地方叫他来凉快凉快。”二娘说：“殿下。” 小李，快点来，快点来，上房屋里干点活。四个店小都来了。二奶奶叫俺干什么？二娘说，两个奸差喝醉了，呃，找个地方去歇着。武松说，解开头发给他泡一泡，再舀碗凉水给他们喝。二娘想，这个大哥是个真行家呀，他怎么知道凉水能解梦寒月呀？ 孙二娘后边挤弄眼眉眼目语把话说。孙二娘连眉毛带眼，连嘴带手一块说话了。说的什么呀？嘴说的是这个啊，你们解开头发泡一泡啊，要碗凉水给他们喝。那个眉毛眼手说的什么呢？说的这个，你们赶快抬着走，抬着走，马儿立的赶紧的拨。哎，说的这个，嗯。 两个人夹着一个走，四个人夹着两个挪，俩件差抬到了臭虫房，关上门来落了锁。这个说：“哎，伙计，你把那个大盆拿来，多放盐。个儿大些多，什么些多呀？二奶奶不让播。哎，让播，你没看见二奶奶挤能眼吗？挤能眼那是不让播，让三个凑齐了一块儿。哎。” 让现在播，那播一块儿播，呵，咱记住两个解柴命难保，再表表二娘也差破。呀，客人呐，两个解柴喝醉了，来来来，我再倒杯给你喝。武松一听一摆手，这个酒我可喝不得。呀你怎么喝不得啊？呃，我自小喝酒爱吃菜，没有酒药不能喝。 二娘说有这话，你怎么不早讲啊？啊，今在这里下雨么？你在这里把我等，外边我给你把菜摸，我给你拿菜去。哎哎，你知道我爱吃什么菜吗？啊，知道。孙二娘说着往外走。武松的心里暗琢磨：这个女人不上前边去拿菜，她跑到后边干什么？刚才端包子、大酒都是奔前边，怎么这会儿她往后边去了？哦。 乖乖女，你会金钩，我会垂钓，咱们两个神鬼不磨脚。你打算平地里挖坑等虎豹，我给你个满天撒网把龙捉。暗地里你要想害我的个命，背地里我就叫你不能活。你上前边去拿菜，一杯狗小没话说；你到后边去拿菜。 哼哼，我跟着你，跟着你看那个女人干什么？武松他回夜姓树，紧跟着二娘夜叉婆。你看他弯着个腰，溜着个墙，玩了个露丝那玉青太绝。孙二娘就在前边走，哪知道后边跟着个吴二哥呀，前走后跟来到了后上房，不远到这儿，孙二娘进了后上房，说武松。 窗户台前停住了脚，窗户台下猛站住，他照着里边看，明白。暗地里看，有张桌，桌子上就把那个油灯搁，床上看躺着个大个子，这个大个长得真是恶。就见孙二娘飘飘来到了床前头，深深施礼，把话说：“呀，当家的，我说起来吧，起来吧。” 别在床上来睡着，外边飞羊入了圈了，赶紧起来把羊拨三个大个我逮住了俩了，还有一个没逮住。你帮奴家扯扯腿咱们两个把他拨不啊！武松想，他不是给我来拿菜吗？怎么两口子商量着要拨我呀？哎，还幸亏我来听听，要不这下麻烦了。嗯。 我方长线钓大鱼，再听听恁俩说什么。孙二娘叫了两三遍，惊动了张青、精介罗。张青说：“去去去，要去要去自己去。怎么半夜三更又叫？没告诉你吗？咱开黑店杀的是赃官和恶霸，不是好人才将他剥呀。查清文名再动手，可不能使人住下你就剥。” 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，我梦见咱家着了火，到那边来了个救火的，他抱着一捆干柴火。有这么救火的吗？我醒来原是一个梦。我就说这几天无论如何不能再把人来拨。哟，二娘说，我什么时候不好人了？挨到底哪一个不是坏家伙？ 啊，剁了人肉包包子，好人住店吃不着。那个人肉包子，呃，不都是让坏种吃了吗？好人哪个不吃牛羊肉啊？那么今天这仨呢？啊，今天这这仨不是好人。你打听明白了吗？呃呃，没有。可他仨一进店就给我捣蛋。老实人哪能干那个呀？怎么看怎么不地道，说什么也得把他剥。那要去你自己去，别在这里来缠我。 呆呆一会儿，你不走，我起来踹你一顿脚。二娘说：“要要要。你当这个男人不问事儿，指望着女人干什么？没有吃的找俺要，没有穿的跟俺说，俺要不养你不扯腿儿，躺在个床上只吆喝，睡觉吧，睡觉吧，乖孩子，奶奶不盘你做活，别说三个大个子，十个八个我自己剥，我剥圆了，剥耶。” 武松一听，好厉害！他要报啊，儿啊， <laughs> 就我武松这一个冤儿，怕你就报不了吧？又见孙二娘，五怕打开了庙金柜，许多的东西往外摸。英雄小三儿猛一拍，吃吃吃，三吃臭子八头锅，七星围裙八腰围，底下看新绣的花鞋正可脚，衣上不拉了个七星架，啪啪啪。 旋风腿，哪一腿都把那个梁勾住。武松外边亲眼见这个女人，真是恶老婆。他十多利索哪里去呀？哦，是上前边去拨我呀？我武松学拳到过少林寺，功夫练到八年多，软硬的功夫都练过，没听说拨人怎么着拨呀？哎，新鲜，拨人怎么个拨法呀？哦，先拉鼻子？不对，先割耳朵？也不对。 哦，开膛从里边往外拨，也不大对。哦，大概是从脚脖上拉个口吹起来拨。哎，这拨竹才那么拨呢。哎，叭叭叭，有有有，我上前边去装着，我假装喝醉地下躺，看看他怎么把我拨。对。 我上前边装着喝醉了，往地下一躺，让他拨拨我，我看看学学手艺。对，这武松调转脚不往回走啊，就听见有人把话说：“怎么回事？”原来武松刚才来的时候，注意力全定在孙二娘身上了，没顾得往两边看。可这一路回来，走过一个窗户台前，里边亮着灯，就听见有人说话。这个说让拨，那个说一块拨。 这武松用舌头舔破了窗户纸，往里一看呢，俩劫差就在那屋里躺，有四个店小尾巴着。武松一见明白了，哦，这就是黑店伯人的窝呀！俩兄弟跑这儿睡了，大概一会儿我也得进来，在这儿学手艺。嗯，好汉武松来到了钱上房，不愿到这合儿。武松他进了钱上房，一回身就把那个门对着。 地上的栓子都插好，一伸手就把命灯摸。武松他拿起了酒肚炉，一抬腿咣当蹬到了八仙桌，就听见嘁哩咔嚓一阵响。桌上的那次家伙没什么呀。武松他看看酒肚炉，心里不住暗琢磨：我要装喝醉了，这里边的酒怎么办呢？我喝了受不了。我要不喝，他一来一看还有这么多酒，他也不信呐。这。 哎，好汉武松一扭脸，咚咚咚，关进了老鼠窝。一窝子老鼠正睡觉了，哪知道月酒到这哈，这些个老鼠一张嘴是直拉死了一大窝呀！嗯，乌拉门，假装喝醉就在地下躺，一只眼睁，一只眼合，一条腿伸，一条腿蜷，大嘴里是嘟噜嘟噜的吐白沫。记住，武松装扮好，在表表二娘也差破孙二娘。 打扮的头紧并脚紧，一伸手就把那个牛肉摸，一伸手拿了个烧牛肉，论分量也够三斤多。扭了捏了往外走，钱上房不远到这呵。二娘进前一推门哟，地上的栓子都插着。呀，客人睡了吗？我给你拿菜来了，还喝不喝呀？哦，睡着了。 孙二娘掏出了小弯刀，她自嘎自嘎把门拨。孙二娘外边来拨门，里边这个武松都听着了。武松想：这个女人拨开两扇门，还不定怎么收拾我呢。孙二娘拨开了门两扇，哟，里边没灯，看不住啊！吩咐店小张亮子，什么叫张亮子？就是点灯。孙二娘这是说的江湖行话，在黑店里说叫黑话也可以。 这个店小打着了火，点上了灯，递给了二娘也差婆。孙二娘她端着明灯往里走，慢慢慢慢的往里挪。哟，发现桌子一边倒了，桌上的男子家伙没生么这个大哥就在地下睡，一只眼睁，一只眼合，一条腿伸，一条腿蜷，他嘴里嘟了嘟了的吐白沫。 二娘看吧，心安详。大个子，他是在咋着呀？二娘说：“哟，客人呐，你起来吧，起来吧，别在地下来睡着。要睡觉那边有高铺，没有臭虫和鸽子。你白天出了一身汗，别叫长起来起着。出门这个人，但不这个事儿，要有个三灾两难，靠哪个？起来吧。” 武松闻听，心暗想：“这个女人怪疼我的。武 <laughs> 松心里话：“我就是不动，我看你怎么剥我，我好学手艺。”呀。孙二娘这边一转脸，就就嘟噜就在地下搁。孙二娘拿起了酒嘟噜她吆喝吆喝就吆喝吆。嗯，怪不得大个地下躺了，里边的药酒没什么呀，竟然是喝了我的个酒，反正是至死不能活了。 孙二娘还怕武松功夫好，不敢轻易把他捉，又恐怕武松是装喝醉，有意的先试探试探武二哥。孙二娘练起了金沙掌，照着武松身上戳。什么叫金沙掌啊？咦这门子功夫厉害，练的那个巴掌大石十岁砍砖砖破，五个手指头就像五根拔尺一样，一使劲儿。 那薄铁板都能戳透了，就这么厉害。孙二娘练的那是特别到家。她今天要试探试探，是不是武松真的喝了酒了？要用金沙掌戳戳武松，你想受得了吗？武松是行家呀，在地下用睁着的那只眼一看呢，吓了一跳。哟，厉害！这个女人会金沙掌啊？哦，要戳我呀？ 幸亏碰上我，要换个别人还麻烦了。好，我也卖上两手给你看看。武松卖什么手啊？哎，武松卖的这两手啊，就叫金钟罩。武松把气运好了，这叫气功练好了，浑身的皮就像干牛皮一样，一戳咚咚的。 枪一扎，一个白点儿；刀一剁，一道白印儿。你别说枪扎刀剁斧砍，你就拿金刚钻钻钻钻都不毛毛，就这么厉害。孙二娘练起了金沙掌，照着武松身上戳。呀，客人呐，你起来吧，起来吧。 在地下来，睡着你去去去！戳的武松把牙咬，这个娘们她想戳杀我呀！孙二娘连戳了几下没动静，见武松还是没挪窝。 二娘喊：“哟店小，快点来，快点来，上房屋里干点活，都来吧！哈，八个店小都来了。二奶奶叫俺干什么？二娘说：大个子喝了奶奶我这个酒了。马二领着抬去拨，店小妹问听不怠慢，上前去抓五二哥。四个人夹着两条腿，四个人夹着俩胳膊，八个人抬起了吴老二，随二娘。” 拖着武松的后脑壳，抬着武松往外走。店小妹你言我语，把话说。二奶奶啊，那两个矮的一锅煮，光大哥自己够一锅。今天要煮这三个客呀，光肉也卖一月多。那两个矮的，叫我看，一个能剥四百斤。这个大个跑去了，骨头也够五百多。武武松闻听，心暗想：这叫王八羔子，轻估了我了。 在阳谷县上称称我够八百五，他们说只剩五百多。在阳谷县县大老爷看我个儿大，叫我在官城上称称，一看八百五十斤，他们怎么说只有五百多呀？哦，对呀，我一杀嫂，一做奸，又一充军，吃不好，喝不好，掉膘了。 再把骨头抛了去，可不也就是五百多斤儿？嗯，他这眼力还真不错了。好，我加点分量，叫你们小子们尝尝，尝尝够多重。 对，这武松就使了个鲤鱼打挺，千斤坠啊，呼啦压到了一大窝了。这个说二奶奶压着孩子我的个腿了，那个说二奶奶压着孩子我的胳膊了，这个说二奶奶我岔了气儿了，那个说我这个胳膊是咋着了？二娘说要要要。 你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大个子，叫你们些小伙好好干么呀？啊，白吃奶奶，我的那个饭就不能给你奶奶干点么？八个人抬不动个大个子，压在个地下直吆喝：“都滚开，都滚开！不给你奶奶，我背着我自己来。”孙二娘近前一伸手，抓住武松他的手脖，抡将起来，一使劲儿就把武松来背着了。啊，武松高，二娘哎，后边还拖拉着两只脚，背着武松往前走，来到了二。 娘不认得我他吩咐店小拿火来，店小们就把那个灯点着，不认的案子一张二孙二娘一缩身就往岸上猛一搁，直摔的武松疼男人的心里骂：这个女人她想摔死我呀！嗯，我看着你，我看着你，我看你不认咱们这伯孙二娘，吩咐店小拿过来一个。 这血的盆，刷刷刷，三把白眼里边搁。孙二娘看刀拿在了手，用手一指把话说：“哎，客人呐，别怪奶奶，我要你的命。想必是你哪一辈子坑了我，杀了人得偿命，欠债不还得咋着？你记住吧，记住吧，阎王面前别告我。”别。 武松闻听，心暗想：“这个女人不认真啰嗦呀！我等着学手艺，你快着点下手，我哪来这么多废话呀？”见孙二娘就把砍刀往上举，恶狠狠地往下剁，就听见咔嚓一声响。武松的功夫真不弱，孙二娘大刀砍在了案子上，武松窜出去两丈多。孙二娘这里吓一跳，哟，心里不住暗琢磨：没喝解药，他怎么活了？ 哦，这个大个没喝蒙汗酒啊？不能啊！我看了酒肚炉里边没有么了。孙二娘这里正琢磨嘞，武松那边把话说：“哎，二爷，我跟你闹着玩了。哦，你当真要把我来拨呀？拨人就是先砍头啊，剁掉了脑袋还能活吗？你过来吧，过来吧。” 咱们两个比拳脚，今一天你要是赢了二爷我，我敞着开的让你搏；你要是胜了二爷我，我叫你个女人不能活，是吗？ 在奶奶手下逃走的可很少哩。小走砍刀，孙二娘手举砍刀往下剁。那武松爷的藏花真利索，一闪身形躲过去，腿腿就是个剁子脚。那个剁子脚是真脚快，啪，正踢着二娘她的手脖，就听见嗖啪的声响，把砍刀踢出去两丈多。哟，厉害！孙二娘就往这边走，架子上要把大刀磨。武松喊声：“你哪里走？”金龙探照把他捉，插二姊妹。 又勾着孙二娘，夜叉婆吩咐店小，好家伙！店小妹闻听不怠慢，围起了好汉吴二哥。这一个，赵武松使了个通天炮，那武松一闪身抓住店小他的手脖，使了个顺手牵羊虎探招，你过来吧。这个店小真听话，我过来就过来，啊吧唧趴在地平坡那一个，赵武松使了个狗链腿，吴老二一伸手抓住他的脚脖，店将起来一使劲，去你的吧！那个店小。 咕噜噜出去了两丈多，可扯武松。 指着南朝北打，瞧着这个打那个，店小们围着武松来回的转。武老二好意思猛虎下山坡，八个店小上了七个了，哪一个去找张青、青，介、罗贯娘哎，一边走着一边喊，他一个劲儿的直哆嗦。我说张张张这这掌柜的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，别在床上来睡着。这个肥羊真厉害，给俺奶奶动残脚再待一会儿你不去，奶奶准死不。 能活了，这个店小哆里哆嗦讲一遍，惊动了张青、金金锣，紧了紧他的皮艇带，吃吃吃，拿一块绸子把头裹，这铁钢刀拿在了手。店小走，领着我去把羊来剥。前走后跟来到了灯光下，大梁好汉五二哥张青说：“呔，你是哪里来这个大个子？敢到我店里来撒泼？快报上你的名姓。” 武松说：“姓武名松，武老二。我曾在少林寺里学拳脚。你的名字张大汉吗？啊，是我。你的外号景天罗？哎，是我。二爷，我外号罗锤子，专门揍你个景天罗。呀，朝武松揍头 这位讲一遍，这长青当啷啷单刀扔到了地平坡，走到近前忙施礼。哎呀呀，原来是武松兄弟到这呵呀！你担待担待多担待担待哥哥。蒙有着我不知兄弟你来到，要知道我早就迎出狮子坡了啊！武松闻听往后退，用手一指，把话说：“朋友施礼为何？你要不说，门上我。”长青说：“兄弟。” 你跟刘唐哥哥是人兄弟吧？对呀，你是什么人？我的名字叫张青，你没听刘唐哥哥他说过？哦，武松说，我听说有个菜园子的张青，就是你吗？对，江湖人叫我菜园子，此地人叫我金井罗。武松说，那么你家里就是母夜叉的孙二娘喽？张青说，对呀，他这个外号夜叉婆。哎。 武松道：“说快起来，快起来！紧着跪着干什么呀？这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，一家人全都不认得。哥，你这个买卖可发财呀，不用本钱赚的多。”张青说：“兄弟，别取笑了。”我说：“家里的，快过来见一见武松兄弟到这儿。” 孙二娘闻听武松倒不由得心里一哆嗦。哟，是他呀！怪不得拨不了他呢。孙二娘走到近前，飘飘摆，他笑嘻嘻的把话说：“呀，我谢谢兄弟这顿打。”武松说：“好说好说，多谢嫂嫂把我拨，差一点没有下了锅呀。”他们说吧，哈哈笑。张青说：“咱们有话屋里说，三个人上房屋里落了座。”孙二娘开口把话说。 我，我说兄弟，近一天咱们弟兄见了面你就不必再到那孟州八塘过依我说，把两个奸差杀了吧。你就在兄弟店里来住住。武松闻听忙开口：“哎，我说两个奸差杀不得，一路上他们对小弟实在好啊，我们就跟亲兄亲弟差不多。赶快把他们来救火叫到一块把酒喝。”张青莲说：“好，好，好。” 不一会儿，店小妹把两个劫差都救活。英雄们一夜喝了千杯酒，一别情喝的大天破。第二天辞别了张青孙二娘，又被孟州把唐过。简短解说来到了军寨，仨到了孟州坡，唱到了此处算一段。到下回闹公堂，更是热闹个大窝。